锵锵三人行，咱们陶杰老师又来了啊！这个都关心一下斯诺登。这个斯诺登啊，这一个星期以来，我反正我呀是天天都看关于他的这个新闻。我以有意思，天天跟他见面。 <laughs> 我倒想，哎，但是这个太有意思了，而且呢，他就揭揭的这个揭揭开盖子，啊。我现在觉得就是，其实他还二十几岁，二十几，你这。 一个年，实际是个年轻人，也我觉得要不是年轻人呐，如果像是一个中年人呐，他可能就会觉得这个事情啊不稳重，考虑不周。但是呢，就是一个年轻人脑子里不知道可能一种理想主义，还是一种什么东西，这一下子咱叫捅了娄子，这捅漏了天呐！这往下啊，以前英国开多少国峰会的时候，英国的军情六处。 把所有的与会代表、当时这些国家首脑的呃电话通讯，也全部都在监听。这我觉得他在揭示出这个。 另另一个世界的一种，而且正好这两天基巴又在那里开会。没错， <laughs> 这两天基巴紧张了，就是大家都要交代了嘛，对不对？有没有听啊？什么什么什么？那个普京穿的牛仔裤，二十也就能听基巴，对， <laughs> <laughs> 二十都听了，八还听不清楚吗？对。呃，陶老师对这个斯诺登这事事件有何高见？啊，我觉得这个越来越好看了啊。 这个美方已经说这个中国的间谍，但是呢，刚才您说的好，二十九岁如果他是中国的间谍，那应该是长期利用、充分打算，而间谍呢，的功能不是用来暴露的。 是用来潜伏的，所以呢，要是真的是中国间谍的话，让他再多潜伏三十年，慢慢升上去，然后再吸收其他的，这样的话，我想啊，要是在周总理的时代 <laughs> 是应该这样的政策，不用周总理的时代，现在的总理也是这政策。但是这个现在也难说， <laughs> 也许呢，就是说中国手上建的间谍太多了，有几千多的嘛，现在哎，这个刚好在这个时候啊，打你奥巴马一个耳光。 派上用场，就把这个给他动员一下，甩出去啊！对，也是不足为奇。这个我代表这个外交部的华春莹跟你说，这是无稽之谈。 <laughs> 但是不是最近这个斯诺登啊？我我感觉啊，我感觉他应该是都被香港控制起来了。我代表能说他还自己？我代表梁振英郑重的回答你。 我们不透露任何信息。 <laughs> 哎，这不是他，么还能跟这个英国卫报的那个，跟跟跟，已经开始跟网友聊天了。嗯，聊一个钟头，他自己就说，美国现在在把他说成中国间谍呀，就企图转移注意力。而且呢，他还批评了咱们这个节目， <laughs> <laughs> 因为上次咱们这个节目说他用一些篇幅谈到了他的女朋友，所以呢，你看这个斯诺登他很失望，他很失望。 他也在看新闻，这个礼拜香港的新闻，他说怎么都在聊我女朋友， <laughs> 是吧？没有顾注意到公民隐私。 啊！我真正希望他香港的新闻更妙了，关心他当初怎么成绩不好，后来怎么有这么大的出息，关心他十七岁励志的故事，已经变成一个励志的故事了。哎，而且我觉得，你说这个年轻人呐，捅了这么一个娄子啊，有的时候你看，世界还真是经常是年轻人改变的。嗯，就因为年轻人他想的不多，他想的不多呀，他这么一弄啊，我认为这件事儿啊，对所谓的这个普世价值观呢。 有影响，嗯，你说过去咱不知是美国聊的多慷慨激昂啊？就说这普世价值观，但是他这一篓子一捅下来啊，我现在觉得这就等于说这普世价值观呐，就是桌面一嘴上一套，背后一套。普世价值观就是两害相权取其轻，普世价值观就是弱肉强食啊，那哪还有什么？ 啊！你这英国、美国，你干的都是侵犯公民人权的事情了。但这说明英国、美国政府中的某些人违反普世价值观，并不妨碍卢梭他们提倡的普世价值观的价值。他，你看，说到底啊，他现在在揭露他的还是英国的《卫报》啊，还是《华盛顿邮报》啊，还是他们自己的新闻系统？他整个事情是他这个制度里边自己的一个揭露啊。反过来，他里边失态的像切尼这样的人。 千妮跑出来说：“啊，说他是中国的啊，这个这个间谍啊，有合作啊什么的，这种论调啊，哎呀，说实在话，我们以前很熟悉了。嗯，一旦自己内部有有有有叛叛变不同的分子，就说是外国势力的派遣过来的，这个论调，哎，这这个论调太熟悉了， <laughs> 就没想到千妮说这个话，所以这个这个呢，其实很可笑，不用多争。” 这很可笑，但是你要看到香港现在很多的呃老百姓投这个这个网站调查，大部分人都支持他，就觉得他做的事情对，所以我觉得这个还是普世价值观。你可以看看这个照片，你可以看看这个照片，这个这是美国呃是最新的一期的是《时代》告密者，嗯，除了他后后边两个也是这个告密者啊，这这个你再看下边，这是香港已经有是有说是几百人吧。 上街就和捍卫言论自由，保护斯诺登，就不让这个港府引渡斯诺登。你看，在下面这个啊，他们说是英雄啊，这种争论呢，在美国也在出现，就他到底是个英雄呢，还是一个这个卖国贼？你再看下边，这个啊，这个拒绝引渡，什么坚守法治？你再看下边。 这是这个啊，香香港人，你看香港人，你说他自私吗？他经常为了别人的事儿上街，你发现没有，是吧？你再看下边哎，你看香港这这恶搞的是说呀，成龙就不要当这个香港的旅游大使了，以后 out 嘛，把 <laughs> 把成龙 out 了，然后呢，让斯诺登当这个形象大使，宣扬香香香香港的言论自由啊，是吧？保护公民隐私啊。 哎，嗯，不过笑归笑啊，这个事情是一个非常大的事情，史无前例。对，前那个那个前副总统千妮也说，这是美国历史上到目前最严重的一次泄露国家机密的案件。这是他说，他们在他在一虎的节目里边说，这是太阳从西边出来，什么呢？ <laughs> 是第一次有西方的人，而且是白人，白人不是华人投诚中国。 投诚中国的领土， <laughs> 哎，怎么了啊？这从来没有过，从来。所以我们处在一个历史的转折点。白求恩呢？白求恩他不是头诚，马海德 <laughs> 不是头城。对，那你觉得怎么处理呢？但是我觉得就是问题。刚才呢，刚才有一个示威者说坚持法治，反对引渡，这个话是有点矛盾。因为我们不要忘了，香港跟美国有一条引渡的法律。 就说一旦美国定性为这个小子是犯了美国的刑事罪，他正在律师正在啊找这种依据了。你这个香港非得把他引渡回美国不可，这才叫香港的法治。要么你就说哦，我不能引渡，我有难言之隐，因为中央说这是中央的人，那么香港特区政府应该把这个话说清楚，就根据基本法啊，这个香港的国防外交。 在北京的权力范围，嗯啊，你这个一定要说清楚，因为我们香港跟美国呢有非常紧密的经贸关系，这个不是我说的，嗯，梁振英最近回从美国回来说的，对不对？嗯啊，这个是美国的内政，我作为一个香港人，我觉得不能干预，这是他的家事，对不对？家法。那么如果这个是涉及中美高层的话，应该由北京中央出面。 然后梁振英声明，这个不是我们的职权范围。嗯，香港应该置身事外，你不要干涉别国内政啊！这个是最重要。香港是个经济城市，这董建华说啊，吃四方的饭。香港的双重忠诚，但是本来这个事情是有可能发展，但是我现在觉得被美国弄坏了。美国啊，现在他们焦急的把这个事情从刑事案变成了政治犯。 由他们的就是转折点，就是说他指责他是中国间谍。如果他说这个人泄密，他犯了刑事罪，他是一个职员，他他犯罪了，他泄密了，这个很简单嘛，那可以经和香港谈刑事的这个这个引渡的问题。现在是美国首先把这个事情扩展成一个说是。 好像是中国跟他之间进行的一个正冷战的这么一个一个间谍，间谍这个是美国自己提出来的。那同时呢，中国环球日报等等，中国有一有这个左派情绪，大家知道。嗯。那个南斯拉夫领事馆炸的时候，海南岛军机上的时候，中美关系一旦有这个分别的时候，国内的左右立刻会。 一下子就会有这个声音出来。对啊，你说。所以我现在发现这个事情在往政治的方向演变。所以我觉得这个事儿是有点不好、好不太好办。你看，不是传说这个什么《环球时报》是是代表什么的吗？ <laughs> 是是是是立场是偏左还是什么？他现在公开的这个言论就是说，美国你应该给全全球网民一个交代啊。然后那意思就是挺斯诺登，那不能够轻易就这么引渡给你。那但是，哎，我觉得斯诺登这个事儿啊要。 要不我老说呀，他这个一不留神呐， <laughs> 捅捅破了窗户纸，他实际上揭示出一个什么事实呢？比如说，我就假想，可能任何国家都监控公民，是啊，对吗？对，这是过去好莱坞电影里，这不助围棋吗？有对任何一个国家监了还更厉害。这个有些事儿就是你在桌子底下说和桌桌面上说和桌子底下说，事实上是不是概莫能外？美国也监控吗？为什么他要反恐吗？对不对？ 他要保障，包括在波士顿马拉松案被炸死的那个中国女留学生在内的全人类的安全，啊，嗯，他认为这是替天行道，啊，因为他早就说了，这个监听是为了反恐，而不是说维护他什么什么维护什么奥巴马家族的这什么什么利益啊，没有这个呃这回事，所以呢，就话说在前头。 如果这香港人今天说啊，我要言论自由，你美国少监控，那以后再发生这种恐怖袭击，说不定在香港兰桂坊弄个炸弹，到时候你不要怪美国啊！ <laughs> 可以，美国现在把话说在前头，它监控的性质跟其他国家。 有点不一样，但是这种监控的权力掌握在谁手里？那当然美国手里。对啊，他谁来监督？那没办法，他不滥用他没得监督。今天他他印美钞，有的监督吗？他说把这个拉登毙了，你见过拉登那个尸首吗？今天呢，就个两害相权就取其轻。刚才您说，嗯，今天全世界人不信美国信谁？啊，美国说啊，他退市了，那香港股票马上稀里哗啦跌。 这是很现实的问题，你可以可以说我不相信你。什么叫退市？什么叫量化宽松？你说你印钞票，我没看见，但没办法。现在这个星球就是由美国来当警察的，所以美国，我想问你怎么办？该怎么办？就是你是恨他，但是你怎么着呢？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徐老师。我想斯诺登要揭露的，恰恰是美国。 他除了在用于反恐的这个目的以外，他滥用了他这个监听的权利，用在比方说国家跟国家的关系上，比方说 G 二十的会议上，那个那个是不是完全反恐，这很难说。所以他现在全世界的人关心的、挑战的是这一个，另外一个就是说，就算你这个事情在法律上是合法的，在美国这个法律上合法，但是在道德上。 他提出一个问题：你是不是应该这样做？比方说，他对现在呃呃，Google 啊，Facebook，他都是说，他们没办法，他们美国的法已经规定了你要交。比方说，那我这个 FBI 要你来提供，他就提供。但是他觉得你你从从你的这个良心上，从你这个机构上，你应不应该这样做？他提出的是这两个问题。那么，所以大家会支持斯诺登提出的问题，在全球范围内。 而且还有一个更技术的问题，他只听外国人，他这个其中的一条，他是专门对海外的人，包括现在奥巴马头大的不得了，他现在这个这个 G 八的会上，七个都要在问他，为什么你自己的可以不听，专门来听我们的，对不对啊？那个每个欧洲的，他们当然也装装样子，他也要替自己英国、法国的人说一说，对吧？当然，实际上他们是有有有那个合作。另外，更。 大的一个问题就是说，美国也不是铁板一块的。美国这个国家，它有法律，有政府，它三权分立，它对于做这个事情本身是有不同看法的。你可以做到哪一个程度？你可以看得出那些大公司跟美国的政府之间是有合作，但是也有抗衡，对不对？他们还说我们一年提供了五千次，它可以公布出来，至少至少它它不是无限次的任人取用。 但是他在哪些地方能用，哪些地方不能用？所以斯诺登一个人使我们大家一下子关心这么多的复杂的问题。我觉得小伙子还是挺不错的。这个我觉得你看，有人曾经说过，说美国这个国家呀是叫什么呢？百分之九十都是傻子，只有百分之十的政治精英啊在管理着你们。但是这个里面啊，好像又有一种很危险的精英的这种看法，就是说啊，你们这些民众啊，你们都是蠢货。 就是受到这个这这恐怖袭击的时候，你们就知道害怕了。然后呢，没受到恐怖袭击的时候，你们听到我在窃，我我我我我在监听你们，你们就民主自由，你们就受侵犯。实际上，在某些掌管这种权力的人看来，他很容易有这么一种观点：这这帮蠢货，我就是保护你们的。但是你们当然，你们民众永远是蠢的，你们只会在这喊自由，喊这个，喊喊这个，你们不懂真正的厉害。 哎，该怎么评价？你这个话说的很不错， <laughs> 因为呢，你刚才说，完全人家西方是精英统治啊，就是说人民大众极大多数是愚昧的，因为呢，你不掌握这个资讯，你不知道这个真相。英国、美国都是外交政策，对于美国、英国主流这个民意，第一他不关心，第二他不知道。像叙利亚。 现在这个政府用大量这种生化武器去对付这个本国啊，那那些人民或者是那个叛军啊，这个美国本国的关不关心？他不见得关心。但是五角大楼、美国外交部，他会想到这些少数精英想到美国的利益。 他呢不必去咨询每一个决策，咨询这些民意要公投一次，他自己啊就做了干了，所以你这四年你选一次，你给我这个权，其他你别别问啊，给我靠边站，这是美美式民主的这个意义。对啊，这不美式民主的虚伪吗？那你是民主也不见得虚伪啊，因为民主并不是一个百分之一百完美的方式啊，但是相对来说，它受到制衡。刚才徐教授说。 三权分立，你拿到这么多这个资讯，并不是说谁拿了都都都可以的啊，要经过法院申请。像香港有这个法律，你要偷窃听市民的电话，你这个政府要向法院报备申请，你为什么要听他？要要存档。这次普京也这么说了。 这普京到这旁边这个说风凉话了，他说窃听可以，一定要法院批准。对，因为普京是干什么？普京是克格勃。对对，普京是 <laughs> 克格勃。哦，真啊，我的好徒弟啊！对对 <laughs> 对，我就是干这个出身的。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我跟美国人接触的这这这个感觉啊，他有很可爱的一面。 很单纯、很善良的一面，但是另外有一面呢，就是一种让咱们中国人觉得啊，有点这个不够干嘛呀？呃，不不不够委婉的那么一面，就甚至有些变得有时候有点讨厌，就是一涉及到个人利益的时候，他那种个人主义当先的这种这种教育啊，就是我的利益当然是第一，你知道吗？他叫当。 当思不让，就是我当然是第一。涉及到我的利益，比如说，你敢欺负我美国，我美国要跟你打仗，我的我的这个这个火线只能是在你的国境那个地方，绝不能够到我的本土来。就是他这种就。 完全涉及到他个人的东西啊。是一个一个强权的国家在上升期是这个样子，就是不可总有下降期。而且你说就刚才咱们讲的就是他这种精英哈，他会带来一种这种权利对全世界有没有威胁？就比如说我听最近听他们这个电脑狂们就讲这个思科，这个思科你知道吗？中国。 大多数的主要行业的，这叫我都不知道它专业的词儿，网络的那个关键节点上，它是这个全球最大的这个网络设备路由器的这种提供生产商。而这个据说他们跟美国政府，包括美国军方是有合作的，在那个后边预留什么后门，或者可以植入某种呃呃电脑病毒的一些什么城市，就说网络我们的防火墙啊，跟他有合作。 美国天天说中国什么网络，实际上他们怕我们的华为。实际上，美国就是网络战的，不管是理论还是实践，它是鼻祖啊。他的那你说，咱不该提防他吗？啊！但是美国还有一个第四权。刚才您说的这个是怎么知道的呢？啊，都是他自己透露的。啊， <laughs> 卫报啊，英国那个左派爆料。 还有他杂志叫《外交政策》杂志都透露这种消息。我觉得，我觉得这点很重要。就斯诺登他目前为止，他是通过西方的主流媒体来公布他的信息。嗯，比方说他网站回答问题，他是通过英国《卫报》的网站。 对，说明这小子不糊涂啊！哎，不你说啊，他你来到中国领土，你为什么不向我们《中国日报》啊、《文汇报》啊爆料呢？为什么不向《环球日报》爆料啊？你为什么不叫《环球时报》记者来香港啊？我给你报个全球独家呢？嗯，为什么他跟英国《卫报》呢？这里头不是有文章？所以我想，这个事凡事要问一个为什么，其中恐防有诈。哎，你说他背后会不会有人指点？ 哎，有这个可能，因为这个间谍、反间或者三重间谍，有时候把这个人本身你到底效忠哪一方都弄糊涂啊！会不会这个是美国人蒋干传传说？ 啊，我觉得这个通通有可能。第四五天，那《环球时报》才给你拍桌子，也是试试水温，因为到底可以说，《环球时报》不代表官方意见。《啊。环球时报》连那个那个冲绳岛也说是中国领土啊，后来中国不是半否认了吗？我们在日本马上抗议了吗？嗯。对不对？所以这个事现在我们到今天这这一刻，不知道这个斯诺登到底是何许人？对啊，这个是连平上威虎山。 哈哈，我觉得栾平啊， <laughs> 栾平啊，小卢嗯，这个自取威福山，不是杨子荣，没准是个奸细， <laughs> 脸脸脸红什么？黄冷涂的蜡，哎呀，真是啊！怎么又黄了？再涂一涂蜡。所以你说这小伙子不简单啊，接着下来为您播出西安楼冠文明启示录。